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随着一九四二年二月的到来，那勒热夫前线的气温呢，已经降到了零下五十度。啊，咱们很难想象啊，这个零下五十度，估计是夜里啊，什么概念啊？我估计在这种温度下，金属的这个性状都发生了这个变化啊。所以，尤其是苏军的坦克啊，由于很多都是临时赶出来的嘛，是吧？装甲中缺少了这个很重要的稀有金属，比如比如锰。 都没有啊，光是钢啊，低碳钢这种金属对于装甲的强度和韧性就没有这个办法了啊。德军当时装备的反坦克炮仍然是三十七毫米反坦克炮，那那这么小口径的小炮打这个特三四坦克的正面装甲肯定是不灵的。 是吧？这玩意儿就打日本那个薄铁皮坦克，是吧？国军当年淞沪会战的时候，拿着炮打日本小薄小薄铁皮，是吧？就打打那个可以。但是德国人玩邪了，是吧？用集束手榴弹啊和这个反坦克地雷，人工快递到这个坦克下面，那顺丰先上啊，然后圆通上，是吧？这给给搁在坦克底下。 然后这坦克就就炸了，那特三四坦克又是特别爱爆炸啊！一炸就连炮塔都能飞了啊！他那弹药库设计的不合理，这是苏俄坦克一向的传统，到现在他那什么特八零、特七二全这德行啊，全这德行。所以之前所向披靡的特三四，在德军寒酸的集束手榴弹的打击下，在德军阵地面前是损失惨重，尸横遍野啊。 而苏军的这个弹药，这个时候面临着巨大的短缺啊！前线部队的火炮支援被严格限制，每门大炮只能发射一到两枚炮弹啊！这对于信仰大炸逼主义的苏联来说，完蛋了，不会打了，是吧？战争之神都哑火了啊，还打个锤子呀！啊，二月五号，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莫德尔。 迅速合围啊，并摧毁包围圈内的苏联第二十九和三十九集团军。当天傍晚，莫德尔调动了第四十六摩托化军从正面挤压苏军防线，同时呢，之前被苏军包围在勒热夫城里的第六和第二十三步兵军里应外合，跟随联动，这么一来，苏军就被挤压成了哑铃状。 刚刚从法国赶来的，吃得饱，睡得着，是吧？这个养了身体倍儿壮的这个德军第二百五十六步兵师，配合党卫军元首团啊，由东向西推进；对面的是第二百零六步兵师，配合党卫军骑兵旅，自西向东进攻，加上坦克突击、榴弹炮强大的火力支援。天气一晴好的时候，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带着恐怖的尖啸。 啊！也向这个苏军阵地狂轰滥炸，苏军只能在村里凭着茅草屋、砖瓦房用轻武器固守，反坦克炮一门没有，榴弹炮有炮没弹，苏军就跟一块面团被放在这个压面机里一样啊，各种被塑形啊！但是就是这样，苏联人为了活命，拿出了奇迹般的勇气突围啊，手拉手，肩并肩。 再次上演和机关枪屠杀赛跑的游戏，仅仅两天时间，德军阵地前堆积的苏联尸体一万五千具啊！苏联人真是拿人不当人啊！他们认为人是这个国家唯一过剩的资源，是吧？一万五千人就就倒在德军阵地前啊！当然，德军的这个损失啊，这个也很大啊。到了二月六号。 原来这个两千五百人编制的帝国师元首团能战斗的二百二十六个人啊，两个连不到，损失百分之九十啊。他们去炸苏军坦克的时候，就跟日本兵的自杀冲锋一样，真的是抱着手榴弹直接钻到坦克下，哐一拉弦啊。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元首团依然稳稳防守着防线啊，就是。 让这个包围圈里外的两支苏军部队看着对方啊，互相能打打招呼是吧？互相能打招呼，好了说就是无法会合是吧？啊，无法会合。看现在就是谁能咬牙把对方的最后一口气儿耗干啊！到了这个二月十七号啊，元首团接到换防命令，撤到后方休整。 恰好呢，这个莫德尔在帝国师师部接见了满身是这个烟灰和冻干的血迹的这个库姆啊。当这个莫德尔问啊说：“团长，你还剩多少人呢？”库姆一个一个的给介绍啊，老李、小何、小张，数了数，三十五个人。将军阁下啊，元首团就剩这三十五个人了，是吧？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莫德尔看了看自己胸前刚刚获得的相叶铁十字勋章，心中是感慨万千啊！看来这个有一句这个古语啊，“放之四海皆准”，那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德国第九集团军损失了五千人，看着不多，但是咱前面讲过那。 第九集团军能战之兵，就是满编收了两三成而已，是吧？在二月份获得增援之前，整个集团军只有百分之十的战斗力，是吧？就这么难的情况下，莫德尔愣把苏联二十九、三十九两个集团军歼灭，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了。所以，他立刻晋升为大将军衔，是吧？ 要知道，莫德尔在一九三九年二战爆发的时候是上校啊，仨月前还只是古德里安手下第三装甲师的中将师长，然后火线提拔第九集团军上将司令，然后就晋升为大将，是吧？你想，他三九年是上校，四二年初就是大将，四零年四一年。 这两年就将军少中上大做到头了，对吧？后来人四三年、四四年，那就是元四三年，那就是元帅了，对吧？你想想，所以战争是最检验这个这个人才的时候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就是乔，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没有？乔，对吧？就是南斯拉夫的那个片儿，是吧？乔，那不就是两个德国军官是吧？就这个这个交流是吧？就是新来的这个德国军官。 特别看不起一直在这防守的这个德国军官是吧？这新来的是党卫军，一直在这防守的是国防军，看不起他，是吧？就问，说上校，战争爆发的时候你是什么军衔？然后那个老军官就告诉上校，然后那个军官说，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只是党卫军少尉啊，那意思就是你你打这么多年仗你都没晋升，你俩肯定草包一个，是吧？你看我是吧？从少尉升到了上校，莫德尔就是这样的人才，是吧？ 那你想，这德军都打成这个样子了，那苏军啥德就不用说了。双方现在在比谁更惨，是吧？德军士兵在日记里写道：“说我们现在都筋疲力尽了，苏联人肯定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所以一定要坚持住。”哎，小哥说的。 说的这个这个这个不错啊！这个包围圈内的苏军已经全面的断油断粮断一切啊！尤其是在严寒当中，苏军体力在得不到任何食物的情况之下，体能迅速衰竭。最逗的是呢，你涅夫为了支援这波这个被困的这个苏军，空投了很多部队。你这不是傻缺吗？你哪能光空投部队不空投物资啊？ 你这下可倒好，啪啪啪啪啪，往里边又扔了一大波壮劳力，这人都得吃啊，马得喂呀。本来包围圈里的军粮物资就捉襟见肘，您又给扔下这么多人来，是吧？所以包围圈里人这个骂呀，科涅夫，你姥姥是吧？你这大脑是不是勾回是平的呀？你是是吧？这上哪儿说理去啊？ 斯大林赶紧啊，亲自调兵。妈的，我任用的这些秃头没一个管用的，赶紧亲自调兵啊！调了两个整编近卫步兵师和七个步兵师，还有四个航空兵团从外围增援。科涅夫也给三十集团军司令下死命令啊，从北面集中力量凿开缺口，但是没有任何成效。 可见莫德尔这防线做的呀，简直坚固到无法用语言形容。这帮困顿交加的苏联毛熊兵被德国人挤压到了一个南北长八公里、东西宽七公里的狭小区域内，整个是一个天然集中营。在这片区域内被围的苏联兵，甚至为了争抢食物，引发械斗。 啊，那个时候什么军衔呐、等级啊，通通扯。天上掉一块饼干，谁吃谁活。你说我是师长，我吃吃你妈，直接一枪就崩了。还有师长吗？是吧？还有师长吗？对吧？所以他们在这个只能在这个残破不堪的战壕和村庄里绝望的固守待援，什么也做不了。但是你还甭说别的，即使是这样，苏军依然不投降。 是吧？为什么呢？是吧？不是说因为他们气节很、很、很、很强烈，是吧？不，你像那个、那个、那个，呃，四一年的时候，苏联红军被俘就超过了二百万呢。啊，这帮人坚决不投降，为什么啊？德军无数次的往阵地、往他们阵地发传单，投降吧，那过来啊，过来有面包啊，其实德军也没有了啊。但是苏军知道，是吧？被德国人俘虏，只能被折磨死，不会让你到德国啃猪肘子、喝啤酒。 是吧？你还不如死在战场上混个烈士的名声啊！到了这二月二十号啊，第九集团军上报德国陆军总部，说苏联啊，整个二十九集团军和三十九集团军大部分被消灭，六个步兵师被全歼，九个步兵师被击溃，阵亡加被俘将近四万人啊！虽然科涅夫命令空军小队通过伞降的方式为。 被困部队引路，但是仅仅救出来了五千二百人。现在看来，整个冬季反攻当中，苏军统帅部雄心勃勃制定这个反攻计划啊，比如控制莫斯科到维亚季马和斯摩林斯克的公路啊啊！但是，科涅夫也好，甚至这个朱可夫也罢。 谁都没有完成这个目标，斯大林更是牛逼啊！斯大林预言四二年就把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整个歼灭啊，这成了一句笑话了啊！随着第二十九集团军尽数被围歼，也就意味着呢勒热夫战役结束。虽然三月份啊，在斯大林的脑残的命令之下，苏军再次发起了带有侥幸心理的反击。 结果还是被这个莫德尔化解掉了。仅仅1942年的一月到四月，朱可夫的西方面军就损失了十万人，而亮闪闪的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损失了将近三十五万人啊！顺境情况之下送人头都送的这么慷慨，科涅夫这水平真是够可以的啊！所以看着这份鲜血淋漓的账单 斯大林就死了这个心了啊！随着这个四月份，苏军也转入了防御啊，跟德军呢成对峙状态，这也就意味着整个莫斯科战役宣告结束。莫斯科战役使苏德两军付出了巨大伤亡。 啊，苏军就不用说了啊，从维亚季马战役被围歼啊，到莫扎伊斯克防御战，再到莫斯科城下，直到反攻到勒热夫被围，前前后后加在一起一百大几十万人是妥妥的啊。当然了，苏联人习惯了，反正人多不值钱啊。德军伤亡情况啊就很有意思了，四一年到四二年整个冬天，德军在战斗中的损失是三十五万人左右啊。 有说是三十八万，反正是不超过四十。虽然损失也不小，但是呢，对于七十个师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来说，还不至于伤筋动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可是这仅仅是战斗减员，如果把俄国东将军造成的冻疮这样的非战斗减员加在一起，德军损失了多少人呢？ 将近九十万，是吧？要知道，打从四一年六月二十二号开战以来，德军三条战线是吧？列宁格勒、明斯克、斯摩林斯克、基辅战役，大大小小几十场战役加在一起，伤亡了七十五万人不到，歼灭苏军三百八十万，是吧？结果这一个莫斯科，是吧？好家伙连打死带冻死九十万人。 大大出乎德军的这个意料啊！这还只是人的损失，那坦克的损失就不好意思说了。巴巴罗萨计划刚开始的时候，在德军在整个东线十九个装甲师满编三千二百辆坦克，现在整个东线三个集团军群，北起巴伦支海，南到黑海，几千公里战线上能跑得动的坦克多少呢？一百五十辆。 相当于两个装甲旅啊，所以这个面对这么样的情况，希特勒怎么办啊？会不会痛心疾首啊？啊，准备重整军力以待时机呢？这种狂人啊，不可能轻易认怂啊。相反啊，希特勒对现在的结果非常欣喜啊！有病吗，这哥们儿？为什么非常欣喜呢？是吧？他认为他做到了之前拿破仑。 查理十二世都没有做到的事儿，什么事儿呢？那就是德国军队在俄国这变态到极点的地方，冷到变态到极点的地方，挺过了寒冷的冬天。拿破仑一百三十年前从莫斯科撤退之后，就被库图佐夫碾压着一路向西，而我不光站稳了脚跟，还让毛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啊！我太嗨皮了。 是吧？我小胡子是唯一能够比肩甚至超越拿破仑皇帝的伟人，是吧？希特勒的的确是这个这个这个，呃，对拿破仑有有一种神魔一般的崇拜，啊，有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这个拿破仑转世，啊，估计拿破仑要活了得气得拿破仑要要要要知道这事儿得气活过来，哇！你除了比我高点，你哪儿如我啊？啊，甚至他这个。 执政的时候，他都不许任何学术机机构研究或者报道拿破仑远征失败的事儿，没这回事儿，没这回事儿啊！拿破仑没有远征俄国，没有这回事儿啊！这这是不准报道的事儿，那估计也是怕影响这个他巴巴罗萨计划的信心啊。不过这个呃，这个小胡子也确实为拿破仑干了一件好事儿啊！四零年十二月十五号是吧？拿破仑的灵柩啊，一放巴黎一百周年的时候是吧？ 这个呢，希特勒呢，把拿破仑的继承人拿破仑二世啊，就是拿破仑唯一的儿子罗马王的灵柩，从维也纳送回到了这个巴黎，跟他父亲呢合葬了一起啊，也算是为这个偶像啊尽了份心。但是巴黎人不买账。四零年十二月十五号，多他妈冷啊！说我们需要煤，他妈德国佬给我们送了一具尸体回来，是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煤啊。呃，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五号啊，希特勒发布了第四十一号训令。 确定了下一步德军在东线整体作战方针，一定程度上来讲啊，正是因为他这种你说是锲而不舍也好，你说是冷血无情也好，让德军坚守绝不后撤，还真是导致了德军能够在苏联人的反击当中站稳脚跟。莫德尔这样的防守大师也有了用武之地啊，所以。 小胡子这次又有了前所未新的，小胡子这次又有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在训令当中，他一再强调，我们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士兵要做好在东方最后决一死战的准备，啊，对于前线部署，北方集团军群没啥好说的你继续跟那围着列宁格勒就完了，啊，中央集团军群保持守势，啊，嘱咐莫德尔牢牢给我盯着。 温暖的勒热夫阳台，等待时机。接着能够有所动作的，那就是南线了。那希特勒在训令当中指出，目前应该把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集中部署到南线，加强南方集团军群啊，力求全歼顿河方向铁木辛哥的东南方面军。接着，朝着他心向往之的高加索油田奋往直前，而。 在去往高加索的道路上啊，另一场大战势不可免，这就是这个斯大林格勒啊。这几个月，这个老汉斯也好，老伊凡也好啊，在冰天雪地啊啊，打的够累了啊，所以呢，让哥俩先歇歇气儿。接下来，咱们换换口味儿啊，去温暖的北非。 感受一下温暖而幽默的意大利风情。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